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十九集。随着禁制取消，洛寒和林清霄的气息重新出现在仙界中，顿时好几张传讯符飞到眼前。 这几张都是叶子楠发来的，他已经平安抵达云州，询问洛寒和林清霄路上可顺利。传讯符是一种特殊的符箓，只需要很少的灵力激发，是仙界最常见的传信方式。在传讯符上面写上字，打上收信方独特的标志码，也就是仙界的二维码，激活后很快就能飞到对方身边。 而且根据不同的需求，传讯速度、保密程度、信号覆盖度也各有不同，可以说市场非常成熟。因为叶子楠走之前没敢要洛涵的标志码，他联络不到洛涵只能硬着头皮给林清霄发。林清霄随便扫过，一挥手就全部收起了。最后还是洛涵看不过，给叶子楠回了封平安信。 然后按玉牌上的地址印上朱雀族标志和叶子楠的标志码，输入灵力激活。洛寒手指才刚刚收回，那张传讯符就亮了起来，转了一圈后，飞快的遁入天空。洛寒不由仰头望着他离去的方向，对仙界的神奇更加向往。哇，真神奇！啊。林清霄静静等着他收回视线，才说。 走吧。洛寒点头，正要说话，从天边飞快飞来另一张传讯符。他的遁光明亮，速度又急又稳，一看就知和刚才叶子楠发来的不在一个价格区间。洛寒心中似有所感，下意识地看向林青霄。虽然还没看，可是他大概猜出来来信者是谁了。这张符速度快，却比叶子楠来的晚。 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他来自更远的天层。林青霄闭关后，禁制掩盖了他的气息，传讯符失去了目标，只能在原地等待，等林青霄出关后才继续飞行。所以这张符才比叶子楠的来的晚。传讯符飞到林青霄身边时，自动减速，稳稳悬在林青霄身前。 林青霄侧脸依然淡淡的，他一挥手，符纸自动解开，一行字浮现在纸上：“孽子，速回中山。”字迹在纸上停留了十秒，随后就连着符纸一起烧成灰烬，消散在空中。林青霄查看消息的时候，并没有避着洛寒，洛寒也看到了，他有点尴尬。 他刚才本来是想避开视线的，但是没等他转过眼睛，林青霄就把信打开了。传信这个人只能是林青霄和林崇玉的父亲，中山家主林显宏。洛寒无意撞到了林青霄的家事，一时非常尴尬。洛寒见林青霄静静照出九霄剑，并不说要去哪儿，他迟疑了一下，低声问。 现在要回中山吗？洛寒虽要求林青霄给他当一千年保镖，但是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。他先找个由头把自己和林青霄绑定，再慢慢想办法阻止他黑化灭世。所以，洛寒对去哪儿并没有所谓，无所谓林青霄跟着他走，还是他跟着林青霄走，只要保证大魔王在他身边，这就够了。 现在林显红、赵林青霄回中山，洛寒已经打定主意要跟着一起回去了。想来中山家大业大，不至于连多住一个人的地方都收拾不出来。洛涵只是比较担忧林青霄。他看到林显红的传讯符后，不说不笑，没有任何情绪流露，让洛涵看着很慌。洛涵实在忍不住，主动询问去哪儿。 林青霄摇头，语气平静从容：“不急，按计划去附近的城镇。你吃了饭后再动身去中山。”洛寒轻轻啊了一声，其实他不吃饭倒也行。洛寒小心地看着林青霄的表情，试探问：“我们闭关半个月，恐怕你父母那边已经等急了，我们再耽搁没问题吗？有何不可？” 林青霄说：“凡事有先来后到，我既答应了你去吃饭，就不能失约。我们走吧。”计划控就是这么严谨。洛寒哦了一声，默默踩上九霄剑。大魔王现在的表现真的让洛寒很忐忑。说他不在意吧，他在秘境中打林虫玉，招招致命，很明显含了泄愤的成分；说他在意吧。 他看到父亲偏心到没边的指责，又毫无波动。林青霄到底黑化了没有？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洛寒去酒楼里好好吃了一顿后，免不了要饭后散步。一散步，他就想买东西，这样耽搁下来一天没了。第二天，林青霄依然不紧不慢地带着他赶往另一个大型城池，搭乘飞舟回中山。 洛寒修为低，直接飞回去不现实，只能搭乘大型飞舟。中重天足足有十八层天，是整个仙界的中坚力量，面积非常广阔。中山在十六重天的西北云域，而洛寒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重天和下重天的交界，一个偏僻又落后的地方。可想而知，从这里赶回中山。 转非洲要多么麻烦！当初林崇玉和素隐月等人来时是做了林家的非洲。后来林崇玉重伤，断了手，勉强也算是重伤吧。林家非洲自然是赶紧载着大少爷回府了，哪里会守在门口等林清霄呢？导致现在林清霄要自己找工具回去。洛寒最开始还担心。 后来见林青霄一副不紧不慢、随缘搭车的表现，他也释然了。林青霄的渣爹渣娘做了那么多孽，就让他们慢慢等去吧。回家这种事情，赶路是一个走法，不赶路又是一个走法。修仙城池和人类城市全然不同，这是洛寒第一次见识到真正的仙界，一路新鲜感爆棚。 他们走走停停，近乎是玩着回去的。等他们终于乘上直达中山的飞舟，时间已经过去四个月了。而洛寒的空间里也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特产。菩提树出手必属精品，那个叶子吊坠看着小巧，其实内部空间简直称得上辽阔。洛寒在里面放座山都没有问题，区区纪念品实在占不了万分之一。 非洲目的地是天照城。天照城一如其名，整座城池用白色的巨型石头建成，巍峨高耸，大开大合，坐落在中山脚下。从远处俯视，宛如天空的倒影。天照城繁华非常，城池里店铺林立，拍卖会、法器阁、灵药交易所一应俱全。 是十六重天四大名城之中大名鼎鼎的北赵，天照城依附中山而生，仰仗凌家庇佑，也反过来为凌家提供巨额财富，是仙界典型的互利关系。洛寒到达天照城后，这一次他没有闲暇逛街，而是第一时间御剑飞上中山。洛寒站在九霄剑上，随着一层层拔高。 天照城成了一方小小的缩影，坐落在青山掩映中，宛如一只骄傲的白天鹅。穿过层层积云后，视线一下子开阔起来，五颜六色的盾光从山峰中穿过，在云间拉出绚烂的云霞。再往上，隐隐有亭台楼阁掩映在云雾间。洛寒看着眼前这一切。 低声问：“这就是你长大的地方？”进入中山地界后，林青霄的情绪明显压抑下来。他听到洛寒的问话，只是轻轻点头：“对，这个古老、强大、目眩神迷又冰冷清雅、弱肉强食的地方，中山有净空。” 到了问天门后，不许任何法器飞行，所有人必须下来步行。林清霄落在台阶上，转身护着洛寒下来。洛寒顺着高高的台阶往上望去，终于明白，他们进碧云秘境前暂住香客居的时候，林清霄为什么说那里简陋，只能勉强住了。台阶上伫立着高大庄重的问天门。 顺着问天门这道中轴线，能看到一重重宫殿此起彼伏，灵光缭绕，不时有仙鹤等祥瑞之兽飞过，处处透露着无声的威严。问天门是南大门，来来往往最是热闹。自从林清霄出现后，广场上所有人的视线都悄悄落到林清霄的身上。 而视线中心，林青霄却置若罔闻。他落下后，回身接了一个姑娘。那位姑娘浑身罩着木梨，看不清容貌。可是站在以貌美著称的二公子身边，气质上竟分毫不输。这是谁呀？几乎同一时间，中山各个传信、御检通讯符箓都问起同样的问题。 林家的人终于听到二公子回来了。洛寒和林青霄台阶才走到一半，问天门里就涌出来了一批人。他们见到林青霄，隔着老远就拱手行礼：“二公子。”二公子。林青霄连眼神都欠奉。洛寒紧紧跟着林青霄，也一眼都不扫的从这些人身边擦过。 对方大概没想到林青霄竟然还如此强横高冷，争了争，才又重新追上来。二公子，家主有诏。嗯，林青霄应了一声，又没后话了。领头的人看起来像是管家，他见林青霄的方向并不是去家主正殿的样子，额头的青筋忍不住一抽一抽的跳。二公子。 家主和大夫人还等着您呢。大公子本来是出去散心，结果回来就断了只手，可把大夫人和白夫人吓得不轻。两位夫人也顾不得怄气了，一齐围着林崇玉哭。林显红匆匆从前殿赶回来，瞧见林崇玉手上的伤，大怒。家主盛怒之下逼问行恶之人，一问才知道，竟然是二公子。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